锵锵三人行，光美，今天咱们也请来了著名的命理学家啊，侯 <laughs> 德健先生。 <laughs> 我怎么成命理学家了？ <laughs> 哎，我挺想听他聊聊什么呢？易经。你知道这个挺有意思啊，侯侯先生的这这个过过往的历史啊，这个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。这个你知道中国的这个传说吧、说法吧？就是这个呃，这个周文王啊，曾经被这个商纣啊整过，就等于关牛棚。 嗯，这个中所以中国人有个习惯叫困而而困，就是被被被关关关在一个地方，嗯，这人生陷入这个困境的时候，嗯，呃中国人中国的一些文人他会有一个爱好，嗯，就要研究易经，嗯，就所以这个周文王当年呢就是在羑里这个地方被困在这儿，就演周易，他就琢磨这个易经八卦这个事情，啊，然后到最后到了他周武王就把这个商给灭了嘛，对吧？那不是呃其实没灭，其实没灭。 这个商国啊，还还保留了，还还还保留了，就是把商纣给给给给给给给征服了吧？对，反正商商纣王自杀了，到最后就有这么一段历史啊。那么这个侯德健当年呢，这个流亡新西兰，差不多对不对？流亡新西兰，在新西兰的那个激流岛吧，是不是？呃，没有，就是新西兰就两个岛嘛，南岛、北岛，我们在北岛。在北岛。哎，在北岛。顾城是在哪个？在北岛。 就在北岛啊，在北岛，在新西兰的那个岛上，他除了种地啊、种菜啊、养鸡啊什么的吧，是是是是，还干点什么呢？就研究这个《周易》，研究《易经》，然后呢，据说研究了多年之后，再一出山，侯大师，侯大师啊，不是半仙是大师，没那么邪乎吧？说你一个卦算出了台湾国民党的那个大选形势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是这样的。 一九九五年那年是有个闰八月，嗯，那么好像在一九九三年、九四年的时候就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一九九五闰八月》，啊，那么就是说，呃呃，就是说，呃，一九九五年会出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啊？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的？那么你像我的父亲和广美的父亲都是当时逃难逃到台湾的。 哎呦，逃了一辈子难，吓都吓死了。我一看到九五年闰八月，那么大家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不是喜欢易经吗？从易经上看到这件事情吗？这个有什么大的、大的、非常大的事情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回去看看呗。”呃，那么我就回去了以后，我就把呃《少康节黄极经世》的那个呃数学模式。 拿来了以后呢，去对照东汉末年焦干，就是江西那个干字啊，焦干写的《焦氏易林》。嗯，那么《焦氏易林》里面不是六十四个卦，是六十四乘以六十四，是四千零九十六个卦。哦，这么多种组合。那么四千零九十六个卦，每一个卦下面有一呃有有一首诗，就是四个呃四字的、六字的呃或五个字的都有。 四千零九十六首诗，那么拿邵康节的这个模式去挑出来，哪一首诗应该是对应到哪一年？嗯，那么我就发现呢，就是说二零零一年那一年呢，是很明白的，就是呃，有一面旗子不见了。我说有一面国旗不见了。哦，啊，有一面旗子不见了。那么那个旗子呢，就是这个呃。 左上角是青天白日，嗯，整个呃下半边半拉青天白日满地红嘛，啊，全都满地红，哎，那么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呢，就有老师跟我们讲说呢，你看台湾的这个旗子啊，呃，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方位感是跟现在颠倒的，嗯嗯，我们现在是上北是吧？对，下南不，呃，过去古人是天南地北左东右西，哎，所以南东。 东南角，嗯，是这个青天白日，嗯，其他的中国全是满地红，嗯，哎，你说当年国民党 <laughs> 他定这旗子的时候，暗应天象啊，就是暗应天象啊，就是整个大陆都红了嘛，中中国红了，但是偏居东南角有个台湾岛上还有这就就就这么大，真 <laughs> 是， <laughs> 哎，所以有点神的。你看那韩国，明明八卦八卦八个卦嘛，嗯。 韩国国旗几个挂？这四个，所以他分两半了嘛，有四个挂不见了嘛。这 <laughs> 是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而且你说他讲这个什么闰八月啊？对，你你知道今年可是闰九月。现在正是吧？今天还是今天还是快过完闰闰九月十二号过完，二十一号过到二十一号。 但他们说用风水的那个，他们算节气，说要到十二月七号才算全部过完，是吗？哎，我真的，我问你，光明，你觉得今年邪不邪？邪，太邪毙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侯大师，我就我就 <laughs> 我真的觉得， <laughs> 别叫我侯大师。我首先我就说我我爸，你想，他就总结，他说今年是我们家呀最倒霉的一年，就很多的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了。可是。 我惊奇的发现，也许我的朋友圈很有限啊，在我的朋友圈里，几乎每个人都这样跟我说，而且不是就是，或者是父母亲有亡故的，有重病的，有这个这个做生意啊，完全就是这破产了的，就是这种特别邪的事情。每一个为什么我周围每一个朋友都跟我这么讲，就不由得让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今年。 应该不是只有你的朋友圈，我相信很多人的朋友圈，你你也有吗？对，我也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你看邪乎事。而且就在前几天，就在前几天，在一个一周里面，我的一个国外的好朋友，还是澳大利亚的好朋友，嗯，呃，先是走了他的母亲，后来是他哥哥的呃岳父，就在同一个礼拜。对。 你就我就是前前几天还碰见一个好朋友跟我讲，哎呀，我我父亲刚刚发现，一发现就是肺癌晚期啊。你看都是，我怎么觉得今年总是这样的这个？而且你不要说咱们身边吧，就是台湾的那些电视新闻啊，新闻播报很多社会事件，就是说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真的是出奇的多，就是很多那种社会事件，那种人死掉的方式都是就是。 你走在路边，你就忽然有一个车就飞过来，然后把你铲上天，你就这么死掉。什么车抛锚停在路边，后面车追撞上来，整个车起火，然后车子里面全部烧死。就是说这是各种，然后什么父亲杀了女儿，然后把她埋在什么什么地方，就每天听到这些都是耸人听闻的事情。所以今年真的很奇怪。而且就是说你不可思议，我就刚才就说同一个航空公司，你说马航，这个飞机到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哪儿。 这是一，我觉得一百年也发生不了一两次的这样的事情。我到今年，他还出现第二次给导弹打下来一个， <laughs> 你说这个事情都在今年。今年什么年？马马年呢？出事的航空公司是什么航空公司？马 <laughs> 马吧，我就今年沾马的，我就总结了，包括今年那个那个那个作家死的那叫马尔克斯嘛。 不马吗？真马的真是。 <laughs> 我跟你说，哎，我我觉得就是说，咱们按说咱都是科科学年代长的人哈，可是有些东西真让我觉得邪的，或者说你说是巧合吗？是有周期的，有周期。那么呃，最值得呃参考的一个周期，应该是太阳黑子的这个每十一年左右的一个呃爆发比较厉害的。今年是吗？呃，今年是。 到明年可能还是还算，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准确的，就是十一年，嗯嗯，嗯。所以你往这个前面去数，每十一年、十一年、十一年，尤其是每二十二三年，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大的。它会怎样让人丧失心智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证据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它起码让你手机是呃会出故障啊。曾经有过啊，整个加拿大和北美都。 北部全部停电，就曾经就是说它严重到这种程度。它肯定对地就是对六几六几年的时候，它对地球的磁场一定是有影响的，对对对，是吗？嗯，太邪了，太邪了。所以啊，咱们要讲讲这个卦啊。 <laughs> 我先去一下广告。侯大师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三卦，是吗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现在嗯，第一卦好，呃，是什么卦？ 呃，六十四卦第一卦乾卦。乾卦，那咱们再再咱咱咱咱们看看，我看看您要怎么讲。不是金钱的钱。哎，啊，呃，我们一般人呢，打开这个易经以后，就看到这几个字。嗯。啊，乾为天，乾上乾下，他在后面没打出来。嗯。然后乾元亨利贞。嗯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把这书关起来了。 你就认为说这个书跟你没什么关系了，因为你不太可能看懂了。对， <laughs> 其实呢，我们把“元亨利贞”这四个字呢，我换成“春夏秋冬”，哎，怎么解？然后换成“生长收藏”。春生是元，呃，夏长是亨，然后秋收是利，这是很明确的。嗯，贞就是冬藏。嗯嗯嗯。 好，如果再不懂的话，你再看它后面有六个爻，然后每一个句子里面都有龙啊，潜龙勿用，现龙在田。嗯，请大家把这个龙念作太阳。嗯，你就完全知道乾为天卦是个什么卦了。他说的就是太阳，太阳一天当中在天上经过了呃十二个时小时吧，就六个时辰。 所以，呃，在天上的十二个时辰不同的位置，相对应你该做什么？哦，那哎，我就说这么讲讲讲讲讲讲不完了。我我跟你讲具体的， <laughs> 就是说，哎，你觉得你研究这个玩意儿之后啊，这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？呃，你出门每天补一卦吗？哦，不补，就是说，呃，善意者不补，就是说你，呃。 比如说广美，如果身体不舒服要补卦，身体不好或者生病了要不要补卦？不补卦。是不是直接上医院嘛？啊。对嘛，看大夫去嘛。嗯嗯。这看医生去嘛。嗯。哎，所以先进人事嘛，哎，那么什么时候补卦呢？就是说，嗯，有两个医院，有两个医生都不错，啊，你没办法决定哪个好的时候，哎，那你可以试试看。 好，我再给你讲一个，这个就说他很快他会被当成这个封建迷信的代表啊， <laughs> 就是不是？哎，你像他跟我们组的这个编导啊，毕峰啊，这关系也比较好啊。 <laughs> 哎，这毕峰就给我讲啊，他就教他把这个床啊，呃，这调整一下这个方位啊。 生活幸福的一塌糊涂，后来说他又找他给其他的几个小伙伴儿，对，全嫁出去了，摆了摆床，很快都嫁出去了。我的天哪！你比较能让女的自暴自弃啊？不不不不，呃，我们我们呃，这没有跟黄渤说，我想，嗯，这样吧，呃，黄渤的女儿也是我帮，这黄渤之所以生女儿是我帮，我们好多个朋友一起，明星啊，嗯，好多个朋友一起吃完饭在他家聊天。 然后他说他的愿望是想要小孩儿，啊，你就帮他要了个女儿是吗？不不不不不，我那个啊，开玩笑，我我们七八个人啊，对对对，只有黄渤有官啊，然后我们帮他搬了床，嗯嗯，帮他搬了床，就把换到呃生女儿的那个位置上去了。结果呢？呃，一年多，然后我就接到黄渤的电话，我哥生了生了生了，是女儿。 然后赶赶紧起名字吧， <laughs> 你信吗？ <laughs> 呃，我我相信一定有一定的助力在那个，但是完全的决定，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。嗯，是。嗯。好，但是我我比较呃、想知道为什么？好的，为什么中国人相信啊摆摆床方位方位就能够影响到很多事？所有的呃朋友，呃电视机的朋友也可以，你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这么做？嗯，呃，咱们就说。 这个生男生女，那么如果你们家是个方块啊，是个方块，然后那个方块里面写个井字，就是我们说的九宫格。嗯。啊，然后呢，你从东边到西边画一条线，那么正东方、东北方、正北方和西北方是你的主卧房的话，嗯，儿子的机会大于女儿。啊，在这几个方向上。在。 哎，这个靠北边的这些方向啊，儿子机会大过女儿啊。主卧室在南边啊啊，比如说东南角、正南方、西南角和正西方，女儿的机会是大过男孩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呃，这是阴阳嘛。嗯。啊，那么我我们说所谓阳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是太阳照到的那个地方叫做阳。 而不是太阳来的那个地方叫做阳，啊，南边算朝阳吗？南边就是说，他的意思是太阳从南边照到你，呃，照到你家啊。但是以你家为中心的话呢，呃，南边是靠比较温暖的，嗯，哎，是阳面，啊，但是呢，呃，在易经上面呢，那个四个方位呢，全部都是女的卦。 比如说，东南方是长女的卦，是风卦；那么正南方是火卦，是二女儿的卦；西南方呢是妈妈的卦，妻子的卦；正西方呢是三女儿的卦。所以这都是女孩子的卦位。嗯。那么反过来，另外一半呢都是男孩子卦位。哎，你。 你就我我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说，就是说啊， <laughs> 你看我昨天刚的有这个微信朋友圈，有人给我发给我一篇文章，有人就是啊，就说啊，就批评这个中华文化，就说中华文化外号就叫博大精深，对吧？就是老说博大精深，说这些东西啊，他就认为啊，他说实际就是一种蒙昧的文明。 说世界上很多民族你要比都有这种蒙昧的文明，他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应该进入西方的文明，因为西方的文明与其说是西方的，不如说是现代的，是是是那个可证的，是科学的，而我们呢还在陶醉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博大精深里边儿。他就比如说就举这个易经，嗯，有什么根据？他就说，你凭什么就会这么呃这么认为？当然，你比如说。 今天电脑的语言二进位制，对，就是呃西方的科学数学家莱布尼茨就认为从易经里得到很大启发，就是他发明二进位制，就今天电脑的这个语言。对，他说，但是啊，中国人就用这个东西来说明我们这个易经博大精深啊。可是他说这个里头实际上还是一个弄不明白。嗯，首先就是说呃弄不明白是真的。 就是说，我们就是我读了《易经》那么久的长的时间以后呢，就是，呃，当我读懂了大部分的《易经》以后，嗯，我确确实实是为，呃，两千多年科举考试的这些呃学子们，因为五经之首啊，就是《易经》，就是过去科考首先要考《易经》，而《易经》这本书呢是完全看不懂的一本书。 所以大家胡诌了它两千多年，可恨呐！耽误多少人的青春和光阴啊！啊，非常可恨啊！那么呃，当我们就是你看，我刚刚就是把易经很简单的就把它还原它原来的面貌，它其实是个自然科学啊，一点都不呃玄奥、博大精深，嗯，什么呃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玄，嗯，完全是一个呃呃自然科学。 不是只有中国有这些东西，你说西方还有占星术呢，他们比我们还迷信，塔罗牌。呃，对，那就他那个他那个根据是更没有，像易经起码还有六十四个卦象，你可以那个排列组合。那西方的这些什么占星术啊，什么什么天使牌啊，这些很名堂更多。就是挺奇怪，的。现在这人最爱聊的就是星座。 现在你看饭桌上 <laughs> 互相都谈那是什么星座？然后咱俩合合不合？可是好像又确实啊，不能不承认，似乎表现出某种共同的特点。说摩羯座什么狮子座，又似乎又是处女座，呃，处女座又似乎确实有某些相近的特点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怎么解释？我觉得就是呃，人是这个自然的一部分。嗯。 那么自然是有规律的，你比如说春夏秋冬，啊，我们在北半球，啊，他不会说冬天过完了立刻是夏天，春天没了，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它是呃一定是有它的规律的，呃，所以呃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，难道你没有规律吗？所以曾国藩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呃，对不起啊，他说男孩子。 啊，那个时代就说一个男人三十岁以前你就相信命，你是个没出息的人。嗯。但作为一个男人，过了四十岁，你还不相信命，啊，你有点蠢，有点笨。难道四十年的经验还没有让你明白，说你的一切并不完全是你的意志控制的？ 还有其他的力量在左右你，或者其他的人在人，或者是呃环境在影响你。嗯。那么那些东西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对他有所了解？所以孔老夫子说啊，这个“假我”呃呃呃，就是说五十而学艺嘛，哎。 啊，而知天命嘛。我最近就开始准备要开始学易经了。嗯，我一一直在找那个，就快五十了， <laughs> 真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真是。但是呃，强调强调一点，易经真的是一本非常容易的经典，凡是把它说难的，都是假的。我我现在在那个这里不先拜师啊。 <laughs> 不，欢迎大家切磋切磋。你说说你为什么呢？嗯。 嗯，就像那个刚才侯老师讲的，我我现在不但生病了，而且我还有很多左右为难，还是上下左右都为难的事情。有的时候，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，我有时候真的是会交给这个易经来帮我做决定。其实我也有一个呃，就是有一个我的理解啊，就是他这个易经啊，就是他刚才讲的一句话，叫做这个善易者不占不补不补啊，就是就说。 真正懂得易经的人啊，他也不用算卦，因为实际上啊，它里边教了你很多生活的哲理，实际是非常成熟的。 比如说一个事情，呃，有这个刚开始，你看佛家也讲嘛，成住坏空，它有客观的发展阶段。哎，呃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些时候，比如说好像有个卦叫明夷，对吧？哦，明夷是不好的卦。对。太阳不见了。对，但是它也讲究着，你看它这个下边写的那个词儿啊，其实它是教你一些生活哲理，就是你碰到形势不利的时候哈，你越出头。 嗯，其实你就顶着来，你就越较劲越不行。你呀，这个时候低调一点。嗯，呃，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你还不如啊，就低调一点，收藏起来，回家读书吧。对中国人讲， <laughs> 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就是说，时机对我有利，嗯，我就去发挥我的作用。但是时机对我不利呢？ 哎，我自己在家关门读书，所以这其实这不这就是呃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嘛。那有时候你是当局者的时候，你就需要一些旁观者来给你一些比较客观的意见。对啊，关键是你现在在哪一卦？你现在在哪一卦？我在哪一卦？你看之前我们在哪一卦？ <laughs> 我长得像八卦。啊， <laughs> 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很清楚说我现在在这一卦。 我之所以在这一卦的原因是前面是内卦，嗯，所以那么很显然我后面很可能会走到哪一卦去了。那如果我不喜欢那个卦，那我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因，嗯，我改变现在的我的想法、我的做法，那么我才不至于会走到我不想去的那个卦那个地方去。哇哦，哎，哦，才能变卦？不，真变卦。对呀，听明白了吗？ OK， <laughs> 所以还是有力挽狂澜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学问嘛，它是一个呃六十四个故事嘛，啊，你现在在哪个故事的哪个环节里面？下个环节是什么？他告诉你嘛。所以你你要不要嘛？你知道你在哪个卦里吗？这要算吗？还是自己判断？啊，要判断，呃，也有算，也也也可以计算。嗯，那这个计算的公式都是宋朝邵康节留下来的。哦。哎哎，哎，给我算算啊。那肯定。你觉得我下哪个